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集咱们说到，德国人在大西洋的海面舰队啊没占到什么便宜，于是呢就开始大力发展潜艇，用狼群战术掐断英国的补给线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爆发，美国正式参战，开始呢明目张胆的大量往英国输送物资。德国潜艇部队司令邓尼斯认为，要想击败美国，需要制造大量新型远洋潜艇投入战斗。 此时北非战事吃紧，希特勒呢要求邓尼茨把兵力重点放在地中海，但是邓尼茨据理力争，说咱现在要不抓紧在大西洋使劲儿，早晚得被美国打到家门口来。为了证明自己，邓尼茨把潜艇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美国东海岸，给美国佬点教训看看。相比已经饱受潜艇困扰的英国人，大大咧咧的老美啊，显得毫不在乎，也有钱。 出动商船就有护航，是吧？看你德国人能把我们怎么样？历史就是这样，谁把敌人不当回事谁就一定会吃到教训。德国人装备了新式的九型潜艇，排水量一千吨，航程超过一万海里，专门就是为了开到美国东海岸作战准备的。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号，五艘九型潜艇悄悄从法国洛里昂海军基地出发，一直开到离美国东海岸不到一千公里的海域。一个月的狩猎下来，其中光 U-123 号一艘潜艇就击沉了九艘商船。邓尼茨亲自发电报嘉奖舰长哈尔德根，授予他骑士铁十字勋章。 转过年来，一九四二年四月，啊，哈尔德根的 U 幺二三号潜艇再次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击沉了十艘船只。 美国参战的前九个月，因为缺乏对抗潜艇的经验，光在自家东海岸附近就损失了二百二十九艘船，总共损失达到了惊人的六百六十艘，平均每天就有两三艘船被击沉，水手成了不折不扣的高危行业。这段时间呢，被称为德国潜艇的第二段欢乐时光。 邓尼茨开始了所谓吨位战，要求潜艇部队呢每个月要击沉八十万吨的敌船。吨位呢就是 KPI，打仗呢成了算术题。舰长们纷纷展开狩猎大赛，跟他一比啊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的日子就不好过喽。一九四二年底，德国海军舰队。 在北冰洋的巴伦支海拦住了一支英国皇家海军护航的苏联船队，双方展开了激战。德军是占有数量优势的，一艘重巡洋舰、一艘袖珍战列舰和六艘驱逐舰，对英国的两艘轻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。但是最后只击沉一艘驱逐舰，十四艘运输船毫发无损，大摇大摆开到了苏联。希特勒十分震怒，立刻把雷德尔解职，由邓尼茨接任海军司令。 从此，德国海军就彻底放弃了水面作战，把几乎全部精力放到了潜艇上。随着新式潜艇越来越多，战果也是一天天扩大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说：“战争期间，唯一让我真正感到害怕的就是德国潜艇，他们正在一点一点勒住大英帝国的脖子。”被这个游艇啊打得这么惨，美国人终于认真对待，先大力开发新式雷达和高频测距仪。 让护航的军舰可以发现浮到水面的游艇，一旦发现游艇，马上就用新式深水炸弹进行攻击。这些深水炸弹呢，都安装在外号“乌贼”的发射器上，一次发射好几十发。潜艇的外壳是非常脆弱的，挨一发基本上就必然会沉没。其次，美国人仗着有钱，开始了疯狂爆兵。 整个二战期间，美国建造了九十六艘护卫舰、四百五十四艘护航驱逐舰，还有让人砸舌的一百一十七艘护航航母。这些大部分都用在了大西洋上。护航航母上可以配备专业的反潜飞机，跟驱逐舰、护卫舰组成猎潜大队，时刻紧盯德国潜艇。 英国人这边也没忘了自己最擅长的情报战。二战前呢，德军就开发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密码机，叫恩尼格玛，号称是不可能被破译的密码。这时候波兰受德国威胁最大，也在破译这个恩尼格玛上投入最多。最终呢，甚至仿制出了一台恩尼格玛，并且赶在国家灭亡之前交给了英国情报部门。 所以，英国情报专家诺克斯非常感动地说：“波兰就像一名在倒下之前把剑交给朋友的战士。” 英国情报部门在伦敦郊外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，叫布莱奇雷庄园，当做密码破译机构所在地，聚集了大量杰出人才啊，有这个数学家、语言学家，甚至还有国际象棋大师和填字游戏专家。除了最高级的情报官员之外，没有人知道这帮人在这儿干嘛。那他们的目的呢，只有一个，就是破译德国的密码系统。整个行动代号是“超级机密”，“超级机密”项目啊，两个最核心的专家。 一位是诺克斯，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和密码专家；另一位呢，就是他的助手图灵啊。图灵是一位天才，他是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奠基人之一。前几年有个卷福主演的电影叫《模仿游戏》，就是讲的他的故事啊。实际上啊，历史里的超级机密项目啊，比这电影要复杂的多啊。这么多天才凑在一块儿，经过不懈努力，就把德国人认为不可能被破译的恩尼格玛密码破译了啊。 但是，怎么用这些破译来的情报，成个大问题。如果让德国人察觉到密码被破译，那很快就会更换一套新的密码，那他就前功尽弃了。 所以英军呢，每次在战场上利用情报获得胜利，都要精心伪装出一些事件啊，比如德国内部出了叛徒啦啊，让德国人不去怀疑密码的问题。后来隆美尔啊就被英国人打到怀疑人生了啊，怎么我想干点啥你们都能知道啊，是吧？于是下令调查所有可能泄密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最终一无所获。 直到战争结束，德国人也没有发现自己代号“海神”的整套通讯系统，其实早就被英国人完全掌握。随着盟军反潜兵力越来越多，情报又完全被人掌握，狼群算是迎来了末日。那到了1943年，德国潜艇损失是日益增高。邓尼茨以硬碰硬，不断增加投入潜艇数量，但是投入越多，损失就越多。五月份一个月。 就三十多艘潜艇被击沉，这个损失是德国人难以承受的。邓尼茨不得不宣布取消狼群战术，让潜艇分散开，单独游弋巡逻。狼群的辉煌岁月就一去不复返了。狼群一消散，德国海军就又成了一支憋屈的存在舰队。 斯麦号的姐妹舰提尔皮茨号战列舰虽然建成，但是呢有俾斯麦号的前车之鉴，所以一直没敢出门远航，基本上呢一直驻扎在挪威港，被称作“孤独的北方女皇”。英国人不会轻易放过他，先后出动六百多架次飞机轰炸，还派出袖珍潜艇到提尔皮茨船底儿装炸药，把提尔皮茨炸成了重伤。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号，英国皇家空军出动轰炸机，携带重达五点五吨的高脚柜炸弹前来轰炸迪尔皮斯号。两颗炸弹直接命中之后，迪尔皮斯号舰尾部的弹药库发生爆炸，沉到海底，结束了憋屈的一生。整个二战潜艇成了德国海军最有力的武器，总共击沉盟军舰船三千五百艘，四万五千人随之沉入大海。 当然了，为此付出的代价相当高。德国投入使用的八百多艘潜艇里，被盟军击沉或者俘虏的达到了七百五十三艘，阵亡水兵超过三万人，绝对是二战期间最高危的行业。 后来，二战结束之际，希特勒在自杀前还任命邓尼茨为德国总统。当然，这个总统上任以后唯一的使命就是投降了。投降以后，邓尼茨和之前的海军总司令雷德尔都在纽伦堡审判中被起诉。当时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美国和英国海军极力反对审判这俩人，因为他们知道很多关于海战的法律，实际上呢，双方都没怎么遵守。 美英击沉德国舰船之后，也没有按照法律救援上面的人员，而且美国对日本实际上也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，击沉了不少民用船只。纽伦堡法庭的美国大法官彼得尔就说：“其实德国人的潜艇战比美国的还要公正啊！”最终呢，邓尼茨仅仅被判刑十年，雷德尔呢被判了个终身监禁，但是呢，仅关了九年就被释放了。 由于大西洋上不再有狼群出没，盟军登陆北非的火炬行动期间，德国海军都没有过像样的反击，整个大洋都成了盟军的天下。随着隆美尔被逐出非洲，下一步盟军就把目光瞄向了欧洲南部的意大利。那么，盟军将在哪里登陆？墨索里尼能不能熬过这一关？咱们下集再说。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